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布哈林呢，在这个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外领导人啊写了一封信，其实不是给这个党的领导人写的啊。斯大林又是派人跟布哈林这么讲，是吧？你只要承认认罪，你没事儿，你老婆也没事儿。布哈林小样，甭来这套，是吧？你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几个屎橛子。你你这套我懂啊，说没问题，你也别打我，你也别骂我，我都招。你说我是什么，我都招。说但是呢，我。 我有几句话要说啊，而且我能不能在我死前见我妻子一面？然后这个就同意了，你见吧。他来的时候，这个布哈林给他的媳妇儿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致苏共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就跟斯大林你没法说理去了。下一代党的领导人，他这个信里是这么说啊：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抚虐下低下了我的头。 无产阶级的抚钺应该是无情的，但是呢，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的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够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它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和间谍。 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刻找到证据的。然后这个布哈林，他是在这个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媳妇儿刚出生的儿子杀死的时候，才交代承认自己的这个罪行的。他说：“我招了，我老婆孩子你就别杀了啊。”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看，说：“你背下来，你把这封信背下来啊。”然后这封信就烧了，没有这个纸本留下来，就烧了。说：“你背下来，你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这封信要交给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布哈林一死，媳妇儿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了，巨能活啊！因为他媳妇儿比他小二十五岁，一直到八十年代，他媳妇儿才把这封信公开。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任总书记，八八年才给布哈林平反，九一年苏联就解体了。 是吧？你平不平凡已经无所谓了，是吧？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好像那种电影不就都都说阴谋电影嘛？啊，因为那电影就说布哈林害列宁，那都是斯大林时候拍的电影。到了三七年底啊，所有的这个反对派成员就都被捕了，不管他们在被捕的时候啊持什么观点，三次公开审判，这是大规模的三次啊，是肃反运动当中欺骗国内外舆论。 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这个肃反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比公开审判暴露多得多。那清洗对象呢？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领域和这个各个社会阶层。 这个苏联著名的作家艾伦堡曾经出席过对这个肃反对象的审判啊，他亲眼目睹大量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特有的语调和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呢，审判者呢是可能被下了药了，或者用其他极端手段摧残，才交代了这些口供啊。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那内务部的鹰犬们。 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啊！暴君都是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一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啊！一再上演，是吧？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的时候，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啊，说：“今天我审你，嗯，不知道明天谁审我啊！”所以这个时候，总能看到头发花白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的安慰孩子。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就是哥哥，我先走一步啊，前面等着你。据说特别逗的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监狱里啊，还关着很多前帝俄时代的军官，因为这些人他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嘛，杀不杀他的无所谓。那他都属于前朝旧臣。有一个这个呃沙俄的将军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长期关着啊，因为他拒绝向布尔什维克妥协，就一直关着他。 是吧？现在肃反嘛，主要是整这些掌权的。像他这一辈子在监狱待着，都快被忘了，都没人理他。他就每天看着这狱友来来往往，特别高兴，说跟铁腕的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陛下太过于仁慈了，是吧？所以他才丢了江山社稷。你想啊，从一八二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将近一百年。 沙皇俄国一共判处了三千七百名政治犯啊，判了三千七百个政治犯，其中死刑六百二十五个。列宁在流放地有面包吃，拿牛奶。我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是吧？拿牛奶写密信，有有面包有牛奶是吧？随便能出去，那是流放，不是关监狱对吧？流放你是人身是自由的，然后能越狱。斯大林四次越狱是吧？还能逃到国外去那。 在斯大林统治下，你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个将军说，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陛下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说，但是如果我们陛下活到今天，他会非常欣慰的。为什么呢？就是斯大林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儿。现在的监狱里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佬，是吧？全都是这些人啊，陛下最讨厌的人，是吧？你说沙皇俄国将近一百年杀了六百二十五个，这大清洗到底杀了多少人？ 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统计数字，但是作为一场政治性的镇压运动，它的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是堪称空前的。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人类罪恶史上也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五三年，斯大林死了啊，苏联开始重新审理这些案件。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报告。 说过去两年有七千六百七十九人被恢复名誉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呢都已经去世了。最惊人的透露是，三四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一百三十四名中央委员，九十八人被处决，占全部委员的百分之七十点九。州委书记几乎全部被处决，就列宁时代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代表是一千一百九十人，活了九十五个，全部被处决了。政治局委员十五个，枪毙了十三个，只留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其他的都死了。所以这个斯大林死后，这个苏共政治局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五四年二月，苏联的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提交报告，是吧？说从二一年到五四年。 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是三百七十七万人，被处死刑的六十五万，劳改监禁二百三十七万，流放强制迁居七十七万，在所有的判刑人员当中，二百九十万人的判决是由三个听着。 这个很水的机构叫这个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正式机构做出的，剩下的只有不到九十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而且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说有一个故事嘛，说这个斯大林在他的别墅。 召开这个小范围的这个聚会，然后卡冈诺维奇和这个莫洛托夫还是和和谁啊？就斯大林手下的两个这个人，就天上那是什么什么星座，就争起来了啊！这个说那是猎户座啊，说不对，仙女座，哪是争争争，争完了，斯大林就饶有兴趣的看着自己这两个左右手搁那争，最后斯大林微微一笑，说：“你俩也别争了啊，咱问问天文学家不就知道了吗？”于是呢，就给这个。 苏联国家天文台打电话说：“喂，啊，告诉台长，找个天文学家，斯大林同志需要。”然后这台长呢，就赶紧查，就哪个天文学家还活着？说除了俩都枪毙了啊，就活了俩天文学家。说就活了俩，找去吧，就找一个问问不就完了。嘎，就开车啊，开车到这个天文学家住的这楼底下。那个天文学家天天提心吊胆，同僚全死了，不定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然后他就睡不着觉嘛，晚上我一看，又大半夜的，我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车来了，直接从六楼就跳下来，摔死了，自杀了。然后他说：“这不不好意思，这个台长他妈跳楼了，啊，死了，死了，去另一个家，啊，去另一个家找那个去，啊，车开，啊，开到家，梆梆梆一敲门，里边问谁？内务人民委员部，心脏病突发死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科学家的命啊，也根本就不叫个事儿，是吧？就说后来苏联发火箭嘛。” 说这个火箭它有可能失败啊，这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嘛，因为当时是跟美国要竞争嘛，就非常大，所以就问这个苏联内务部的这个头子贝利亚，说这个火箭要发射失败了怎么办呢？贝利亚就拿了一支笔啊，在这个科学家的名单上就勾，打勾的死刑，画圈的无期徒刑啊，就是这个试验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个部下就多了一句嘴，说那万一要成功了呢？对吧？因为咱们想着有可能失败，因为这个。 就是时机不成熟嘛，咱要跟美国比，有想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失败，是吧？然后这些人死刑，这些人无期徒刑，那万一要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天上掉了一个大窝耳，咱接着了。说这要成功了怎么办？贝利亚想了一下，说如果成功了的话，死刑的授予列宁勋章，无期徒刑的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是吧？就是你的这个生死就是这帮独裁者一句话，是吧？所以九二年的时候，苏联解体了嘛。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苏联时期全部政治犯资料，从一七年到九零年，一共是三百八十五万四千人被以什么反革命罪啊、国事罪啊处以各类刑罚，八十二万八千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呢，一小部分呢没有被执行，是吧？而是被改判了其他的这个刑罚。 所以，他这么多人啊，因为所谓的政治问题被判刑。那你再跟前面我讲过的那个沙俄判决的政治犯的人数相比较一下，那真是天壤之别。这苏联这个大肃反啊，它不仅仅是在民间啊，在政界、军方啊也搞肃反，而且呢更厉害。前面咱讲，三七年到这个三九年啊，国际形势呢比较险恶，那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侵略了很多国家。 尤其是呢，对苏联来讲呢，要承受两线夹击啊，这么一个战略态势。德国一路向东，眼瞅着呢要跟苏联接壤，日本关东军呢也蠢蠢欲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斯大林说：“我得牢牢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命令内务部清洗红军当中的优秀干部。”短短三年，几万忠于苏共的指挥员、政委被杀。 三七年这个八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啊，号召红军中呢要根除人民的敌人，并且呢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弗罗西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呢就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关系的人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个指示，从三七年下半年到三八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给了一个接一个的沉重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啊，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级的干部，都被逮捕了。 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的、最有名的红军将领全部被清洗，苏联的军事人才啊，几乎是损失殆尽。这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的冤案比拍电影啊都精彩。听外号就知道，那他叫“红色拿破仑”，敢叫拿破仑的。 那肯定是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著、不可多得的现象级名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图哈切夫斯基出身贵族，早年在沙俄军队当中服役，啊，这个授予沙俄的中尉军衔。内战中受革命思想洗礼，加入红军，受列宁的赞赏，屡立战功。耳熟能详的白军名将高尔察克、邓尼金，都是败在他的手下。 他二十六岁担任苏联红军方面军司令，在一九二零年把波兰干涉军从俄国腹地一路追赶到华沙城下，就是他干的。内战结束之后，他一路高升，做到国防人民第一副委员，相当于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吧，军委副主席。三五年的时候，年仅四十二岁的他，跟这个布琼尼、弗罗西洛夫、布柳赫尔。 叶戈罗夫一起首批接受了苏联元帅头衔，在这个近代军事史上，他是仅次于这个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元帅，第二年轻的凭战功晋升为大国元帅的那个。你说那个非洲小国那个是吧？利比里亚那军事长多伊政变完了之后，二十八岁又当元帅，那不算啊，那肩章都是树叶做的，那没什么了不起。图哈切夫斯基是。 苏军当中少有的具有超前战略眼光的人啊，改革军制，大力推行红军现代化，前瞻性的预测到以后要以航空兵、装甲兵为主，大兵团立体作战啊，推崇这个大纵深战略，在这个装备革新上更是不遗余力的参与。正是因为他力主。 大批量生产七十六毫米以上主炮的这种中大型坦克，才有了后来苏联能够跟德军对抗的特三十四。甚至呢，他还设想了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发啊，就是穿越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老炮儿，他的敌人，尤其是纳粹德国非常忌惮他。德国是要把苏联弄死的啊，就怎么能除掉他呢？怎么怎么干他呢？啊正在希特勒想瞌睡的时候，有人来送枕头，谁呢？苏联自己。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